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百一十六集。宴会厅依然热闹，但是两人谁都没有心情去看，他们绕过众人，径直回到住所。 凤凰族的宫殿充满了天空元素，精致纤细，房屋高挑又轻巧。屋里没有点灯，回廊被月色铺满。洛寒站在门口说：“我到了。”林清霄点头，临走前忽的俯身，深深抱着洛寒。洛寒没有动，过了一会儿，轻轻环住他的腰。洛寒低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没事。”林清霄放开他。 低头将他鬓边的碎发打理好，你安心休息吧。明天我来找你。他不允许任何事情威胁到他和洛寒的感情，即便那个可能的威胁是他自己，也不行。他不是那个人，接下来的一切都会是不同的。看起来是很正常的晚安，可是洛寒总觉得哪里不对。林青霄说完后，又摸了摸他的头发，催促说。 回去睡觉吧。洛涵其实不想睡，然而话已至此，他没办法，只能转身进屋。他回屋后，听到林青霄在门外站了片刻，才轻声离开。巨大的排窗将月光分成一格一格的。洛涵站在原地，忽然觉得他得去菩提树那里走一趟。他需要问问所谓穿书、所谓男女主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深夜，叶重玉隐没于黑暗中，缓缓放下手。他调息完毕，体内的气息可算平顺了一些，好歹不像之前那样，仿佛随时都要爆体而亡。他终于将涌入他体内的巨大魔气归拢完毕。脑海中另一个人见状说道：“本座说过，这是难得一见的功法。你能遇到本座。” 是你撞上了天大的机缘。叶崇玉冷笑一声，收起手说：“你连自己的身份都遮遮掩掩，还敢说自己是机缘？你若真是远古大能，为何不敢说出真名？”叶崇玉识海里此刻正盘腿坐着一个黑衣老者。这个男子双颊皱皱巴巴，但发须皆黑，精神矍铄，看着委实不像高龄老人。 老者听到叶崇玉的话，嗤笑道：“ <laughs> 要不是老夫，你在遗址的时候就被人搜出来了，哪还能坐在这里与老夫说话？老夫也曾是风靡一时的强者，只可惜中了仇家暗算，才意外身陨，只余下一缕神念寄托在天地间。” 要不是后期祭坛被埋入地下，老夫怎么会这么多年都找不到传承之人？你资质一般，原本不配做老夫之徒。不过仓促间也找不到其他人，便就是你吧。叶崇玉，白日其实离祭坛并不远。 只不过，当壁画坍塌，叶崇玉被迫往外飞的时候，似乎被某一块石头打中，一缕黑气蛮横地钻入叶崇玉石海。叶崇玉想要将不速之客赶出去，奈何那缕黑气进入他的身体后立刻消失无踪，再也找不到。叶崇玉无法，只能先逃出来，再做其他打算。等他出来后，险些被林清霄搜出来。那时石海中的黑衣人救了他一次。 后来趁着遗迹坍塌，黑衣人裹挟着叶崇玉飞快消失。到了安静地点后，叶崇玉质问脑海中的人到底是谁。黑烟逐渐显露出一个老者的模样。老者自称是远古大能，奈何被仇家暗算，身死道消。他死前不甘心，留了一缕神念在世间，想要寻找一个接班人，将自己一身功法传给对方，好让徒儿替自己报仇。 奈何遗迹很快被埋入地下，多年来不见天日。这次终于现世，老者的神念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，就赶紧挑了叶重玉当徒弟。叶重玉对这些话将信将疑，老者的话听起来好像没问题，但那是个远古祭神遗址，老者的神念为什么正好在附近呢？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吗？ 不过，就算有疑点，送上门的功法不要白不要。叶崇玉同意了老者的要求，作为交换，老者会将自己的一身本领都传授给叶崇玉，不遗余力的指点他。叶崇玉本来以为这是好事，谁能想到之后传授功法险些让他暴毙当场。老者的功法中流出大量魔气，差点把叶崇玉撑得爆体而亡。 叶崇玉调息了很久，才终于把体内多余魔气排完。经过这件事儿，叶崇玉对老者所谓的“大能”说法更加怀疑了。老者没想到世上竟然有人敢怀疑他，当即不屑道：“能遇到本座是你祖上几辈子的福气，世上多少人求都求不来，你却还敢怀疑本座？如果你真的不愿意，那就算了。” 举世无双的魔功，你不愿意学，有的是其他人来抢。称霸天下的魔功，叶崇玉怎么可能不心动呢？他就是想要，才会在这里和老者扯皮。叶崇玉说：“你说的好听，但中途换功法非同小可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夸大其词？除非你能证明。”证明。黑衣老者冷笑：“哼。” 本座说出来的话何须证明？区区小儿，胆敢如此放肆！今时不同往日。叶崇玉拿捏准了黑衣老者的死穴，毫不慌张。就算你再厉害，后来不还是死在别人手里？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，现在你要遵守我们的规则。老者沉默了。叶崇玉知道他说中了老者的心病。黑衣老者自视甚高。 却被仇家斩杀。叶崇玉虽然还不知道这个仇家是谁，但是显而易见，这位仇家给老者留下很深的阴影。揪着这一点刺激老者百试百灵。叶崇玉见状，慢慢的说：“相逢既是缘，我也有仇家逍遥在外，我也要复仇。只要你能证明你的神通是真的，我愿意和你合作。如果你的仇家还有后人留着，待我学成。” 我会替你报仇。老者听到这里冷笑：“呵呵，后人不必寻他的后人，直接找他即可。”叶崇玉脑中飞快的闪过疑惑：“老者不是说他是远古大能吗？他的仇家竟然还活着？”还不等叶崇玉想清楚，老者就说：“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” 那阵感觉一闪而逝，叶宠玉很快就想不起来了。他暂时将疑惑压住，说：“我要知道我表妹在哪里。”素隐月被困在阁楼中，整日无所事事。他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倚在窗边，看着一轮太阳升起又落下。今夜林山无月，素隐月枯坐在黑暗中，浑浑噩噩，不知道自己活着还是死了。 寂静中，空气中忽的浮起一阵波动，苏隐月感觉到，蓦然抬头，看到眼前出现一面镜子，对面的人影正是叶重玉。苏隐月吃了一惊，以为自己产生了幻觉。表哥，隐月。叶崇玉看到苏隐月这个样子，心都绞痛了，他连忙说：“ <laughs> 你在哪里？我这就去救你。” 他们说话间，阁楼外忽然亮起粼粼银光。老者看到，怒骂：“不好，他在这里设了禁制，快走，不然他要发现了。”老者的声音在叶崇玉识海内，苏隐月并没有听到，他只觉得一切像做梦一样。他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，就被一只黑爪抓住，倏地穿过镜子，掉落在野外。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。 素隐月被扔到外面，咕咚一声扑倒在地，叶崇玉连忙将她扶起来，问：“表妹，你还好吗？”素隐月久未接触外界的空气，突然呼吸到真实的风，眼泪都差点落下来。啊，表哥！叶崇玉看着素隐月的样子也很心疼，他用力将素隐月提起来，说：“没事，一切都过去了，现在不是叙旧的时候。” 我们赶快换个地方。素隐月也赶紧擦掉眼泪，他回头看周围的景色，疑问道：“表哥，这是哪里？”梧州。梧州。素隐月十分吃惊：“我竟然跨过半个天界，来到了梧州。”老者能跨越空间，将素隐月瞬间从灵山移动到梧州。叶崇玉心里已经信了，老者是个不世大能。 林清霄将素隐月关押在林山，恐怕林山外分布着不少守卫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发现素隐月不在了。即使梧州和林山相隔遥远，叶崇玉也不敢大意，打算赶紧带着素隐月离开。老者也是这样想的，在石海里不住催促叶崇玉。叶崇玉一边拉着素隐月赶路，一边和他解释现在的情形。如今梧州处处都是关卡，幸好今日风路岭刚下。 好多地方还没有准备好，我们趁今夜走水路，赶快脱离五州。等到了外面，就安全多了。苏隐月不知道叶崇玉最近经历了什么，只能似懂非懂的点头。没关系，只要有表哥在，去哪里都无妨。叶崇玉一边提醒苏隐月小心，一边飞快往目的地赶。他刚刚走出山林，猛地顿住，乌云散开。 一轮上弦月冷清清地挂在上空，一个白衣男子站在水边，看样子正在等他们。叶崇玉瞳孔骤然放大，他还没有说话，石海中的老者反应比他还大。又是你！老者语气中的戾气毫不作为。叶崇玉被吓了一跳，猛地生出一种极荒谬的感觉。莫非，老者所说的仇家？ 也是林青霄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